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四十九集。洛涵现在越来越明白，当日西恒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西恒说，当他会穿越时，就说明他和那段过去有因果。 要不然一开始就不会触发穿越。洛寒因为上古禁术被召唤回仙魔大战现场，为了避免世界毁灭，他被送往过去。然而回到过去后，他的一切行为都在促成后世的结果。他回到中古遇到了魔神，魔神屡次想要杀他，洛寒忍无可忍，只好先下手为强。后来为了永绝后患，洛寒坚决要求彻底封印魔神。 结果，这就是后世的上古禁术。他想要解决的难题，其实正是因他而起。魔神因此恨极了洛涵，一心想要毁灭世界，间接毁灭洛涵。所有事情绕了个圈，最后回到了原点。但是，即便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他也依然会这样做。无法回避，那就只能直接面对。 既然玉净瓶里面的禁魂想杀他，那洛寒就先消灭了对方。神灵之间也有弱肉强食，没有对错，只看谁更强罢了。洛寒这些话中透露出许多信息，菩提树颇为意外。洛寒回到中古大战的时候，菩提树还没有生出神智，他并不知道诸神大战，更不知道魔神之死竟然是洛寒主导。 菩提树最开始惊讶非常，但是最后想想，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。菩提树说：“难怪上古禁术会在这个档口现世，原来一切都是注定的。”洛晗轻轻叹气：“啊，是啊。”他在这个节点穿越，在这个节点遇上林清霄两人联手在中古杀了魔神。 如今魔神反过来报复他们，差点引得他们两人反目成仇。要不是洛寒在过去喜欢上林青霄，他们现在两人的身份本该是仇敌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谁都无法例外。林青霄一直安安静静的听着，这是洛寒和菩提树的场合。林青霄作为外人，还是一个被菩提树防备的外人，很识趣的保持缄默。 他听到洛寒说一切皆为注定，心中一动。所以他的猜测是真的。另一个被玉净瓶里的禁魂记恨的人是他，在过去与洛寒相遇、相识、相爱的人也是他。林青霄垂眸，掩住眼中的暗潮涌动。如果洛寒对他的了解再深刻一些，就不会当着他的面说这些话。 他在画中刻意隐去了另一个人的身份，可惜他还是低估了天地的能力。他对于时空的了解远比洛寒想象的更多。他觉得林青霄听不出来，其实他可以。洛寒没想到几句话的功夫，已经把自己的底卖完了。草木反应慢，洛寒反应也慢，完全忘了防备某些以奸诈而闻名的种族，比如龙族。 洛寒还在认真的和菩提树探讨。你在帝皇身边待的时间最长，你可知当初帝皇将魔神封印后，有没有留下来什么法宝？比如修补玉净瓶的宝物，或者其他更厉害的神器？洛寒很不好意思，但是他也没办法，靠他一个人搞不定邪化的魔神，只能试图去挖前辈的家底儿，尝试拼爹取胜。 洛寒记得自己在女娲那里见过菩提树，那时候他刚从虚空域被女娲救回来，在净池中睡了一觉，一醒来就看到一棵绿油油的树种在明镜台边。那时候的菩提树还没有开启神智，不会说话，不会动，尚且是棵年轻的小幼苗。后来洛寒几次跳跃时空，而菩提树却一直扎根世界。 若说女娲的遗产，恐怕世上再没有人比菩提树了解更深了。菩提树好生想了想，说：“许多年前，帝皇寂灭时曾给我留下一命，若多年后我遇到一个合适的人，就将一句话传给对方。我曾经一直不懂何谓合适的人，现在见了天道，我终于明白了。”洛涵忽然安静了，女娲竟然还给他留了话。 他只和女娲有两面之缘，他本以为女娲早就不记得他了。洛寒叹息，心情不由变得沉重。不知帝皇有何交代？帝皇说：“仁者仁也，他一生有功有过，死后诸事都交由轮回裁决，唯独一事他放心不下。”洛寒试探地问：“是他的后人？”“不是。”菩提树说。 是人族，洛寒吃惊了。女娲捏土造人，但是说白了，人族和女娲非亲非故，但女娲心里，人族竟然高于她真正的后代。帝皇担心什么？他造了人，又怜惜人族多灾多难，生命脆弱，故而为人族设立轮回，让人族得以生生不息，灵魂不灭。他当年造人时，每造一个人就记一粒沙。 后来成为一硕石，那颗石头吸收天地精华，自己列为三块。女娲见其自生灵性，就将其放置在冥界镇守轮回。帝皇还说，如果多年后我遇到了那个有缘人，就托他去冥界看看，轮回时一切可好？轮回石，女娲特地让我去冥界，只是去看一块石头吗？洛涵不置可否，点头应诺道。 好，菩提树其实还想问问洛寒穿越回过去做了什么，但是他看着副手立在一旁的林清霄默默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洛寒也没有提前一次穿越，他起身就要告辞。我这就动身去冥界，定不负帝皇所托。菩提树，我们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多谢，冥界迷障重重，天道务必小心。 菩提树说完，抖了抖叶子，随口问：“天道，你身上的追踪定位是怎么回事？”洛寒表情一怔：“定位？我身上有什么定位？”菩提树看到洛寒的表情，惊讶道：“莫非天道并不知晓？”洛寒回头看向林青霄，林青霄一派从容淡定，光风霁月。洛寒默默咬牙。 但是菩提树本来就对林青霄有戒备，他不想加剧菩提树和林青霄的隔阂，于是笑着说道：“啊，我知道，我怕迷路，随手加的。”洛寒在外人面前维护林青霄，但是等一出去，他就冷笑一声，咬牙切齿的问：“哼，你在我身上放了定位？”“嗯。”林青霄坦然承认。 洛寒气得不轻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“以防万一。”洛寒怒道：“我这几日就在你眼皮底下，我的一举一动你还不清楚吗？你到底想要防谁？”“防你。”洛寒一噎，后面的话没有接上。林清霄伸手解除了洛寒身上的追踪术，缚。好了，你不喜欢，解除了就是。”林清霄说完。 以完全不见外的口吻说：“生人去冥界不太方便，最好等到七月十五，鬼门大开，有鬼门进丰都。还有四个月的时间，时间绰绰有余了。我们先去杜硕山吧，在杜硕山有鬼门，沟通生死两界。在杜硕山有鬼门，沟通生死两界。”洛寒下意识点了点头，他走了两步。 猛地意识到不对，谁说我要和你去了？别闹！林青霄随手写了几张灵符，用金光封印住，一一发往外界。洛晗本来不想理他，见他有条不紊的样子，没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通知前线退兵。林青霄说：“前线一直战备着，容易出差错，不妨暂时退回营地，等本尊从冥界回来之后。” 再做打算。洛寒眼神动了动，说：“其实我可以自己去。”四个月后，鬼门才开。洛寒是个闲人，等一等无妨。但是林清霄没必要跟着浪费时间。然而洛寒才开口，林清霄就止住他的话，说：“无妨，也不是什么要紧事，等一等没有关系。反而你一个人去冥界太危险了。” 不能侥幸。凌青霄本来就有猜测，现在他猜测落实，越发不会放洛涵单独行动。他甚至理所应当地想，这是他的妻子或者未婚妻，和他形影不离、长相厮守，乃是天经地义。洛涵见状不再多说，他想到天宫和前线的人，略有些愧疚。他好像把他们的天帝陛下拐走了，真是罪过。 林清霄除了最开始发了几条消息后，之后一路都很平静，陪着洛寒游山玩水，看起来宛如一个清贵仙人。但洛寒知道根本不是，他每天都要收发大量的信件，只不过他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到他看不到的地方去了。洛寒觉得自己更加罪过了。杜硕山在人间，因为山清水秀，交际频繁。 渐渐发展成一处繁华的城池。人间和仙界大不相同，这里生活的都是凡人，生老病死、帝王将相才是常态。仙人、妖魔鬼怪只存在于传奇故事之中。洛寒也换了人间打扮，好奇地在凡人城市中游玩。林清霄装扮成一个世家公子，雅人身至卓然不群。 慢慢随着洛寒逛街，他身后跟着十来个亲卫兵，他们打扮成人间侍卫模样，倒也不算突兀。在天宫，个个都是万里挑一的亲卫兵，默默看着陛下坠在一个女子身后游山玩水、悠然度日。亲卫兵低声询问同伴：“我们在做什么？”“不知道。”顿了一会儿，他压低了声音又问：“陛下在做什么？” 同伴头摇得更加沉痛。哎，不知道。在今日之前，他们一直觉得陛下是千古难得一见的明君，理智而强大，自律而勤勉，广开言路，文武兼备，简直是完人。然而现在他们意识到，话不能说太早，老房子着火最为致命，越是看起来英明的人，崩溃起来可能越没边儿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